课文二，在会议室。会议结束后，别忘记把空调关了。好的。王经理两点左右来了个电话。他已经到北京了。是的，他正坐地铁来我们公司呢。等他到了，就告诉我。生词：会议结束，忘记。 空调关，地铁。